学佛法怎么学呢？从根本上学，本立而道生。这个禅堂，禅宗这一法。 就是佛法的根本，把这一法学到手，什么法都可以到了手了。这比如说的提纲自王木自章。 聂玲这金秀自治你看看，打赢的那个网，你要把它利用， <laughs> 拿什么地方啊？提纲，那个网有网纲，啊。 那你拿在手上才可以撒这个网，还才个捕鱼。一件衣服，你要想把它拿在手上，取它什么地方呢？聂领这金绣自制，哎，把那个衣服的领子一拎，啊，这金绣啊。 那顺顺当当的都来了。禅宗这一法虽然讲是佛法的根本，禅念佛是谁？就是修的这个根本。那一直镜相，总持无量法门。 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讲这个根本大法，固然我们参念佛是谁是根本大法。你说哪一法不是根本大法呀？啊，哪一法不是大法？法法都是大法。嗯。 我们不是常讲的嘛？佛法在世间呐，既然在世间，这个世间是包括十方诸佛一切大法都包括在里头。嗯嗯，所以古人讲“拈一惊草就是丈六金山，进大地是沙门一只眼”，你说哪里不是佛法呀？ 什么地方不是大法呀？这就叫做个人的受用不一样了。我们讲一个日用当中，这个禅堂除了心地法门以外，这个出入往返，一天到晚这个前垂。 这个都是配合大法而建立的，只要你做的如法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敲脚箱，这敲脚箱嘛，这个算不了什么了，弄个木头棍子，哎，这个石头高的敲几锤。 这算不算大法呢？那也是大法呀！啊，你靠的如法，哎，他能够听的也如法，啊，这就是大法。靠这个教相做什么用？每次齐相啊，杀教相 啊，大抽结都要烤教香，穿堂的向搞这个教香呢，跟外边烤这个教香不一样。吃饭也烤教香的，啊，那个教香教香就是叫你去吃饭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通知你。 那么禅堂每支香都靠叫香，叫你做什么了？啊也叫你呢。这不能白考，不能考着玩儿的。这对我们这个出发心的人，都是日用而不知啊，就是在这个理上生活啊，有很多的事情，都是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 甚至于连知其然也不晓得。你看我们这个素质啊，从我这个出家人、小佛的人，这个素质太差了，差的不能太差，不能再差了，还谈佛法呀？早晚考一个钟。 那个大钟就是啊，不上规矩啊，禅堂的考个教香也不上规矩。这个教香，一般吃饭的教香，有的人说考多少下子？考五十三餐？我说考四十八院胡说！禅堂里从来没给你们讲过啊，禅堂考这个教香。 最多不能够超过二十四下，啊，从重至轻，从从从慢至快。你看有的人靠这个叫厢啊，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在紧嘟，啊，不嘟都没得完了，啊，嘟得人家嫌烦了。 起什么作用呢？是啊，这也不能怪呀，你们也教我嘛，我怎么晓得呢？现在跟大家说说啊， <clears throat> 说是一只香，韦老师傅啊，跟这个煎香的大小家伙回来要进堂的时候，要杀一阵轿香。 这个叫香，叫香就是催人的，万马催人急啊！催大家做和尚催什么呢？该做香的赶快做香啊！该大小家访的赶快大小家访还要把你这个念佛是谁提起来，它就起这个作用，那不是靠他玩的。 啊，过去这个大小加法，包括过堂、煎相的相板都要出堂，啊，都要考的，到大小家法都要考的，到过堂吃饭也要考的。所以禅堂的规矩在打气的时候严格，嗯，那是雷厉风行，严格的不得了。 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成就我们用功办道，啊，唯恐我们生懈怠，唯恐打失了念头，啊，这个都是大法呀！你要把这当坑，考教想就是考教想，那就弄错了。 有就是回来啥叫香，啊叭叭叭就好了，就是两下子啊，三下子都没有，那也叫高叫香嘛，啊，什么事情，那那那这火烧的来了，啊，杀的来了，啊，啊，那个不行哎，哎，无法之地嘛，啊，快也快个样子，是吧？当然打气的时候。 这个前推呢都是快的，快节奏。那我们用功也要快，啊，成佛也要快，开悟也要快，都要快，精进吗？快而不乱，一快就乱了，那你想达到的目的呢就达不到。 所以说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。佛事门中，我们这个做一切事都叫做佛事，啊，这个不是做的别的事儿。既然是佛事，都是了生死的，都是助道因缘，啊，都要归纳到这一点上来。那我们呢，哎，这个日用的设施，它不是虚设的。 你看看，那个考这个那个中板， <clears throat> 有些时候阳板呐，嗯，什么初唐啊，啊，呃，考报钟啊，考大方广播华严经啊，考板嘛，考肉人欲了知啊，那都是佛法呀，啊。 若人欲了之，这个四句话，出在《华严经》那个四句句子。凡是靠这个若人欲了之，比如说禅堂的靠板是靠若人欲了之的；大殿靠大木头鱼子，那个三镇定心鱼子也是靠若人欲了之的。 敲鼓也是考若人欲了之的，嗯，怎么敲呢？那你要想一边敲一边就念呢，啊，不是敲就敲，不敲想了算数，那还不行啊。这个四句话。 入人一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就是全部的佛法都在这个四句话当中。能够听到这个四句话，就能够熄灭地又苦。嗯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？ 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，坏事做的不少。那个做了坏事要下地狱啊，下了地狱了。有两个小鬼嘛，在领着他下地狱去了。走到地狱门口，啊，看到有一个和尚，啊，你问这个和尚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和尚就是地藏王菩萨。 地藏王菩萨在门口，在地狱门口做什么呢？啊，在地狱门口渡人呐，啊，众生渡尽，方正菩提。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有下地狱的，地藏王菩萨呢，想尽一切办法要渡他，不要下地狱。已经下到地狱的，把他渡到出地狱。你看这个大慈大悲啊 大愿发这么大个愿，那个地方是叫做什么呢？就叫跟念这个四句话，啊，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法，啊，应当应作如是观，心造诸如来，他是这么说的。 这跟那个生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都差不多。他就念这个四句话。地藏菩的高手教的那四句话呀，到了地有灵阎王老子一问，这个人有什么善根呐，就念这个四句话，哦，就放到出地右了。他念这个四句话，凡是他念这个四句话的音声所到的地方，那个地右里向的众苦。 自然休息啊，这个四句偈子有这么大的功效。我们今天要是考语字考板，也要一边考一边念呢，啊，你看看众生传三千界内，那我们这个板上也传三千界内。 啊，靠什么东西传？靠你用心。声音本身是骗法界的。啊，之所以我们不能够听得到，是我们众生的耳根不利。我们每一次上殿的时候，唱一个《炉香乍射那个。 那个香炉里向那个香刚刚点起来，炉香乍射刚刚点起来，点燃了，法界猛熏呐，骗法界都能够闻到你这个香味，香是法界，啊，一切法取香是取不过。 那这句话呢，你们就有点听不懂了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一切法取此相，是取不过。所以这个相是骗法界的。啊，漏根漏尘十二处十八界都骗法界，七大都骗法界。啊，佛法在世间呢？ 啊，施法界的一正庄严，都骗法界。如果我们能够在敲板的时候入人意了之，你一边敲一边念，啊，用这个生辰，能够骗法界、骗十方一些地右界，那个地右里像。 就能够闻到你这个板上就能够重那个重苦自然休息，它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！啊，我们都不能够运用啊，考就考嘛，考响了算数啊！啊，有几个考中人预料的是预料之的时候都是都是呃都是都都都念的，嗯。 全场的敲板，路人预料之，敲十一锤。敲大方广和华阴经也是敲十一锤的，不允许用那个板锤子、中锤子在中板上滚，要敲的清清楚楚的。啊，这个都平常都交代清，都都交代过的。 就讲这么一点，你说哪里不是佛法呀？处处都是佛法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小佛的人，从根本上学，啊，哎，什么叫做根本呢？这就是都是佛法的大根大本，啊，从这些地方学。 啊！而且这些个根本呢，你不要向外边儿找啊！啊，我说在地右，你都跑，你心都跑到地右里下去了；说在十方世界，跑到十方世界去了。根本就在当人一念心啊！一切唯心造嘛！啊，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因果法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心，哈。 所以人家讲我们这个佛法、佛教啊，佛教是唯心主义，唯心一些唯心造啊。世间法呢，说世间法呢叫做唯物。什么叫做唯心？什么叫做唯物？说，什么讲唯心的人，就不要悟了。 讲唯物的人就不要心呐，啊，啊！你说你们这个小佛法怎么触发心念你们怎么想法子的？啊，什么叫做唯物？懂不懂啊？什么叫做唯心？懂不懂啊？是不懂，蛤蟆跳井，不懂不懂，嗯，那你怎么消佛法呢？ 啊，我们只能说跟那个出发型的跟我差不多的人，我们大家啊，哈吹吹吧，啊，什么唯心唯物啊？释迦法讲唯物，那是不错的，啊，就是唯物的；佛法讲唯心，不错的，那就是唯心的。 什么叫做唯物？什么叫做唯心呢？唯心以心为第一性。什么叫做唯物呢？唯物是以物为第一性。他讲个第一性、第二性。 <clears throat> 说一个唯物，以物为第一性，不是讲唯物的人就不得心呐？不得心，我看什么都玩不起来。 人都会，人都不能成为人，不得心怎么能成为人呢？那么，既然讲唯物的人也有心，为什么讲个唯物呢？他把这个物呢作为第一性，怎么讲？这个环境决定意识，啊，社会的存在。 决定人们的思想，这叫做唯物啊，这个基本的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唯物啊，啊，世间法吗？社会的环境决定人们的意识，社会的环境包括的面儿非常广的，比方说，就我们天气冷了。 这个冷呢，也是客观的环境。这个客观的环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冷啦，冷了，这是个矛盾呐。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？穿衣服，多穿点衣服。啊，说说我这个都都肚子就饿了，这肚子饿了，矛盾就来了。 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法的呢？我那我那县城吃饭，啊，吃点心，啊，这叫做环境决定我们的意识，啊，我们就采取措施了。有病了，这矛盾来了，有病怎么办呢？看医生啊，打针吃药，世间法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。 大治于国家，说是外敌侵到我们这个国家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啊应战，保卫和平，保卫国土，都是环境决定意识的。所以这个世间法，把这个唯物以物为第一性，决定人们的思想的，决定社会的存在的。 关于这一点，我们把它拿得来，在我们佛法里向怎么安排法子？啊，我们现在假如说每一个人不用功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那你就是唯物的啊，那你就是世间人呢，嗯？ 说是悟是转了法华，你现在迷失的迷的时候，迷失就被法华转了。迷的时候为什么被什么转呢？被漏尘境界转，见舍闻生，你都被生未舍去转，那我们就不能够出生死，啊。 也不能够了这个妄想，这个漏尘境界就是悟有的人就是说，他这个漏尘境界，他这个五尘境界说是悟还可以。啊，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大家都看得到的、摸得到的、接触得到的，这叫做悟那个法尘呢？ 法身也是物啊，嗯，你说我瞪着眼睛做梦，是造生死的；把眼睛一闭，睡在床上做大梦，不是同样造生死吗？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在我们佛教里下面就是这么回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啊。 漏根漏尘妄造无边之罪，十禅十时即成有漏之因。那是依山文，依山祖师说的，没错吧？一点不错。啊，那么至于佛教呢，讲个唯心，唯心呢，把这个心作为第一性，心是这个主宰。 你能够悟的心，哎，那就悟就被你转了，你就不被悟转了。这个心就是主宰啊！若能转悟即通如来。这个叫做伪心。而且我们现在佛教里向，无论大乘法、小乘法，凡是讲到修行，都不是修身的。 而是修心的啊！如果你要修身，那你就是成了唯物的。都讲修心呐，嗯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啊，三世一切佛，一切唯心造。啊。 都是佛，都是心造的，啊！即心即佛，即心作佛，都是讲心。修这个心，说 <clears throat> 是参面佛是谁？是修心，没错。那么修其他一切法门，是不是修心呢？也是修心呢 啊，包括哪怕你看经、念佛、拜忏，都是修的心。凡是做一切佛事，都是修的心。如果说我们敲一个板，啊，若人欲了之，你要用心敲，那就是心地法门呐。 那不是心的法，不是什么呢？心是不可思议的，心这个东西呢，看是看不到的，啊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如果说没有心，没有心还得了吗？啊，心佛即众生，心也好，佛也好，众生也好，这个三法。 缺一不可的。昨天我们讲这个修心，讲到成佛，从凡夫地要了生死，要成佛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啊，世间法不但是告房造房子，啊，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都都讲工程的。 这个工程工程啊，不是适用于造房子叫工程啊，造桥也是工程啊，啊，生产一个什么东西也叫个工程呢？啊，凡是搞一个事业都成了一个工程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消佛的人想消佛也是个工程，一切违心造都是我们造的，地又是不是新造的？ 那我们这个工程就大了，工程也是蛮复杂的。啊你看我们这个工程怎么做，怎么设计，还是想下地狱，还是想成佛？啊，成了佛有正报有医报。我们这个国度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医报国度，它我们现在所居住的，这叫做啊南站部洲。 哪儿来的啊？大家共同造的，共业所感的。娑婆世界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共业所感的，都是新造的。华藏世界、华藏庄严世界海，那可不得了，啊！那个无边无边无尽的那个华藏庄严世界海，那哪来的？ 都是新造的，嗯，什么凡圣中居土，什么方便有余度时报庄严度长记光净度哪儿来的？都是新造的。你看看，佛告诉我们，把这些个道理都摆在我们面前。你看看，我们愿意住什么地方？ 还是愿意住在娑婆世界这个五处乐事，生老病死、成住坏空，还是愿意住在那个什么不生灭的啊，没有生死的、没有苦恼的地方？人不要选择吧。十方世界，十方诸佛的国度，那可是无量无边、千差万别。 啊，我们所晓得的啊，娑婆世界、极乐世界啊，琉璃世界啊，也不就个小个这么几个世界啊，多了啊，什么样都有，都是新造的，并不是说我圆满菩提归我所得。有的人听了圆满菩提归我所得。 这个我修了半天，修了一辈子，他说到了什么东西，什么叫得不到啊？白修的啊！你看那个十报庄严度，十报庄严度啊，那个真真实实的果报啊，哪来的呢？修得来的啊！无量劫行菩萨道修得来的，那个十报庄严。 那是我们还没证到，我们也不，我们也没去过。那个《佛经》中讲那个十八庄转，那那那太殊胜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意志下列如果晓得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是有漏、有漏的国度，有生死、有烦恼啊。 就是众苦之本，在这个地方，念念想想处理这个地方，那你就肯用功了。三界无难犹如火者啊，一天到晚叫做大火所烧啊。 <clears throat>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太平不太平啊？啊，虽然人人都祈求太平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。 这个不太平，呢我们佛教来讲，它有原因的。人心平不平啊？不平，有矛盾没有矛盾呢？有矛盾，啊，啊。这个社会现象，人类的行为，决定这个世界。 你要想太平，就说不过去了。这也是人类的痛苦，嗯，人类的痛苦啊，哎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灾难就会就会到来。 三界无难呢，我讲的三界无难犹如火热从这个人类的行为看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人这个人，人类的这个心态行为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，人心不太平啊。说这个吃肉，这个吃肉，啊。 这也是个不太对的因素，啊，所以那个怨云禅师说过这么几句话呀：百千年来碗里羹，你看这个吃肉的、吃荤的、杀猪杀羊的，啊，怨深如海，恨难平，并不是那些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东西也愿意把你吃，他就不愿意的。 啊，但他没有办法绕之绕，强者势，那么得办法。啊，虽然没有办法，他不情愿呀。啊，这个怨深入，这个怨气重塞虚空，遍满大地。那久而久之，啊，那你吃他四两还，吃他八两还他半斤，啊，这也是。 这个人类不太平的这个原因，啊！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且听屠门夜半声。这个人类的惨状啊，那是不能想的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！太惨了！那个战争起来，你们的，好像是我们的有些人那是没遇到过啊，都是幸运儿，都是很幸运的，没有遭遇到。 真正是，要是人家每个人要遭遇到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那还得了啊！啊，那哪是人间呢？那就是地狱，比地狱还惨。你说到这地狱里像上刀山下剑树，拿油锅炸，呃拿什么锯子锯啊，磨子磨子，那个人间就比那还惨。 啊，你们看那个日本侵到中国的时候，日本那个有个七三幺部队，啊，做人体试验，那是活人呐，啊，那是蛮好的个活人呐，啊，把你衣服扒光了他，那个尖刀子往你肚皮里给你划开来，剥你的心脏，那惨不惨呐？那个想起来的是毛汗毛淋淋的。 哎，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这都发生在我们人间，它并不是在地狱底下。所以说，人家说是地狱，地狱在什么地方啊？地狱就在眼前嘛，那个惨就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啊！所以修行的人要修阴呐。 千万要修因呐，哎，好因感好果，这个坏因感坏感感这个坏果啊，啊！如果你要是要是遭遇到那种情况，那是不堪设想的，太惨了，啊！你说我这个人，人造的什么业？嗯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啊。 这个因因果果，啊，谁晓得什么时候溜到自己头上来？所以要赶快修。这么大的工程，从一点一滴、脚踏实地去做，没错。 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呢，在凡夫地位上有一个习圣习贤的，就是想成圣成贤的，啊，这么一个愿望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道心就不能发，怎么发道心呢？怎么成佛啊？啊！ 佛法从根本上小啊，这个法法都是佛法。一哎，这个刚刚我们说的，就是说敲一个板，用这个板的音声啊，我们在这个敲板的时候，或是诵句子，或是诵佛号啊，这个音声呢，它就能够骗法界。 你比如考大中也是的，红中出头，宝戒高银，他不是讲的嘛，清清楚楚的，上彻天堂，下通地府嘛，啊？那个银行怎么能够上通天堂、下通地府呢？啊？那是说的很，那是说的说的那么个比喻，很浅显的，实际上他都能够骗法界，啊。 这是一切法取死生，是取不过。这个维摩经，维摩经呢，维摩经那个相继佛国，它是以相犯做佛事的啊。那也是方等大乘教典。他说这一切法取死事是取不过。 啊！有这世界以光明做佛事，一切法取四舍是取不过。什么叫“做一切法取死生是取不过”？一切法取死舍是取取，就是取向。 说到一个声音，一切法都包括在这个声音之内，没有一法能够超出这个声音，这叫做事取不过。我们前面讲的，在《华严经》中是那个赞福的句子。 众生心念可数之，这个众生的心念过去的众生，现在的众生，未来的众生，司法界的众生，你看有多少？啊，别说那么多的众生了，就是一个众生，让一个人来说。 你这个心念一天到晚不晓得动了多少念头，佛的功德啊都能够晓得啊，同时能够晓得，还不是有先后的？不是先晓得你的，再晓得他的，不但次第的，同时晓得，随便你动什么念头。 众生动的念头，地狱里向的众生受苦的念头，啊，呃，恶鬼的众生来乐的念头，人类的众生享福享乐的念头，那个声闻缘觉菩萨，那个圣境界的念头，啊，众生心念不是说是众生心念，是一切众生十法界。 佛的大愿满脚之中，同时都能够明明了了的，啊，这这个了了场之那佛的功德。你看我们能够动念头吗？动一个坏念头，哦，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那个佛菩萨都是照彻清清爽爽的，都给你记在那个地方。 所以这个因果因果呢？因果没有哪个记的，没有哪给你记账的，哪个记账的？那怎怎怎么记法的呢？自然的因果不是？开车板十方法界都能闻得到。 我连点一支香，这个香味马上就是骗骗骗法界，啊，啊，十八界、五音漏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都是骗法界的，都能够证得远通。 你看，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道，这个外道呢，还有点外道的道恨，他这个耳根很利，啊，闻到音上。 他就知道你的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他都都知道。啊，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把他带到一个地方，啊，那个地方嘛就是死人的地方，死人的地方嘛有那个死人的骷髅，就拿一个骷髅，嗯。 这个人死了嘛，烧了以后嘛，那个骨头啊，那个骷髅啊，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头头盖骨吧，考考问他，说这个是什么人呐？他说这是男人。啊，怎么死的？害什么病？害什么病死的？有什么药能治不能治呢？他说吃什么药就能好。嗯。 他没能够吃这个药，所以就死了。那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死了吧，坐三恶道。啊，那个骷髅人已经死了，不知道死哪一年死的。一靠他就应声，他就晓得。啊，是男的，是女的，还是什么病？怎么死的？啊，吃什么药？ 死了以后生到什么地方去，就靠这个音上他就晓得，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嗯，这个死了那个骷髅都没有知觉了，像靠砖头一样啊，他能都听得到吗？啊，又拿一个骷髅，骷髅再考考，他说这是个女人。 啊，怎么死的？啊，就是怀孕死的。啊，什么药能治呢？吃什么药能治？那么，这他死了多什么地方呢？他说，堕了出生道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一个一个拿了有五六七八个窟窿，扣扣都晓得他的。 身份，害的什么病，怎么死的，吃的什么药，死了以后做的什么，做什么道，不就告诉他呀？说是被人害死的这个人，那一定下地狱的。啊，说是饿死的人，饿死的人一定都闹鬼。 啊，不会升天的。最后呢，服务 <clears throat> 到那个檀香山，有一个老比丘是正了欧罗汉果的，啊，正了欧罗汉果入无余涅槃的，什么无余涅槃？什么叫无余涅槃呢？啊。 人们活的，正了欧罗汉果的这个有余依，那还有个身呐，还有个身体在呀。无余依呢，就死了以后，啊，身体就烧掉了。无余依啊，入了无余啊，那也是犯佛一伸手，那个佛嘛有神通啊？一伸手，不要离得多远，不能把这个窟，把这个把他这个窟窿来得来。又一靠，这一靠。 啊，叫这个外道，你听听啊，这个音声这个人，呃，是什么人？啊，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外道一听啊，哎呦，这个音什不是根本呢没到往来下啊，他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他现在这个茶艺我从来没听说过嘛。他说我。 啊，这点小本事，不要说是骷髅、考考我都晓得。哪怕一个蚊虫蚂蚁，嗯，说是死了到什么地方我都晓得的。啊，拿一个苍蝇，一个蚊虫到我面前飞飞，我这是雄的，是母的，我都晓得了。啊，一切鸟兽的音声，我都能辨别。就这个音声，我听不出来。 啊，他说佛法太殊胜了。 <laughs> 后来他呢，跟佛出家，出了家以后嘛，马上他也证了果。这这件事情呢，说明了这个因生是骗一切出的。啊，他不过在这个因生道之中呢，得了这么一少份的啊，怎么听那么一点点呢。福的耳朵就不一样了。 啊，司法界的众生，三世因果，那些个差别相，佛一念都可以知道的。啊，说这个圣境界啊，圣境界是没有往来相的，哪有往来相啊？他成道了，成了欧罗汉果了，他也证到法身了，法身是没有往来相的呀。 啊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嘛，那叫做如来呀。所以，真正的佛法呢，殊胜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个南阳中国是那种故事，大家都晓得的，住山四十年，从来不下山的，那那可是道高望重，皇帝晓得了把他为国师。 啊，有一个从外国来的，那个反生这个大耳三藏，这个三藏法师呢，耳朵的鼻是蛮大的。 <clears throat> 哎，说他有他心通，啊，这个皇帝想想看，你这有他心通，我就请国师，呃呃，验证验证，看看你是不是有他心通。 那么大尔三藏见到那个南洋中国时，他用国师毕竟是国师啊，皇帝都要拜的。那他见到这个国师呢，呃，一个礼拜，礼拜以后不就站在两边啊啊？那个南洋国师问呢，他说：“你听说你有差心通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敢呐，啊。” 那么你看看我老僧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南阳古师嘛，就入定了。哎，这个外道确实有点道理。他说：“你作为一国之师，怎么跑在西川去看竞渡，看人家划船去了？竞渡啊，啊，到了五月节的那个闹龙舟啊，大家比赛呀，啊。” 他异国之师啊，怎么跑那去看京都去呢？嗯，这个南阳中国是一一检验，嗯，不错，有点道理，啊，哦，是这个样子，没错。那运动说的又入定了，他你再看看老僧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他就跟着这个南阳中国是跟着跑啊，一跑这个南阳国师跑的跑到天津，跑到天津桥上。 看玩猴子去的了，啊，他又是这么说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一国之师，呃，怎么好去这个看玩猴子去、看把戏去了？”嗯，这个南洋中国学校的不错，是有点道理，是有点他心通的。嗯，这好的第三次在南洋国时就入定了，他真正入定了，把我念佛是谁提下来了。 移情得力了，再问问他，你再看看老僧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大耳三藏，这个找来找去找不到了，南阳国是没有，失踪了。啊，你看这个佛法呀，啊，有形迹的，佛法哪有形迹呢？没得形迹的，啊，啊。 不得行迹啊，嗯，那叫一真法界啊。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不得行迹的。你把念佛事提起来，那个大耳三藏肯定他找不到你在什么地方，啊，不要说大耳三藏了，谁都找不到你在什么地方。 啊，这个中国下用功啊，这就是根本法。那个南洋中国是，他就得的这个根本。那个大耳三藏，他也不会有这么一一暗暗的道理。那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叫他心通啊？啊，那个他心通，他是微不足道的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，千万不要得少为助 上去还不是得少，心里想，稍微有点嗯，哎呀，我这这蛮好的，蛮自在的，什么境界啊，啊，那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嗯，真正用功办道的人，心量要宽阔，啊，要容得警戒，而不为警戒转。 在成府的道路上，那还早呢，那还没、还没、还没动脚呢，根本还没找到呢。我昨天不是说的吗？作为一个工程，啊，想要建这么一个房子，先要选这么个地方，还要打基础，然后才能够一步步的建房子。你看我们现在，说是常常的用功啊。 八个节，十几个节，八个节都给我打下来了，嗯，看我们这个房子建到几层了，像子建到几层了？那这个基础还蛮难打的，就这个基础，这个基础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大乘佛法的根本，啊，从根本上下手。呃，禅宗什么？是是顿教法门，呃，一朝直入的。 我根本得到了那个其他职业呢，那自顺理成章的都会来的。在我们中国，都是修的大乘法，俺没有修小乘法的，很少很少，啊。但是小乘法我们也知道，什么叫做大乘法，什么这小乘法呢？小乘法是大乘法的基础啊，也不能没有的。 啊！但是我们在禅堂里向大乘法也好，小乘法也好，啊，嗯，一朝直入，都在念佛事里向全部完成的，一次完成的，界定会一次完成的，这个法门在书上就书上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说多了打心大大家快点心了